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拯救美强惨男二》，作者：九月流火，第一百一十四集。洛寒见他眼神渐渐不对劲儿，知道药效开始了，起身扶着他躺回床上。洛寒将他放好后，身形刚刚移动，手腕。 突然被一只冰凉的手掌握住，洛寒被他忽然的袭击吓了一跳。他现在神志不清，无法很好的控制自己，反而情绪反应都是真实的。他手指上的力气不小，洛寒手腕抽不出来，只能微叹口气说：“我并不走，我只是过去给你拿宝塔。林青霄手上的力气还是没有松开，洛寒放弃了，坐回原位。 低声说：“你放心，我不会离开，我会一直守着你的。”嗯，林青霄似乎终于安了心，再也抵不过药效，渐渐睡着。即便是铁打的人，生病的时候亦是脆弱的，何况林青霄内心里其实很害怕被人抛弃。洛涵叹了口气，原生家庭和童年经历是一个人终身无法摆脱的影子。 他被替换的童年，他那始终忽视他的父亲，还有两个都爱另一个孩子的母亲，真的给林青霄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阴影。洛寒甚至觉得，林青霄变成日后那种冥顽不化、冷漠绝情的样子，素仪芳和白灵鸾也出力不小。洛寒本来打算等林青霄睡着后再抽出手，然而他实在低估了一个龙族的警惕心。 洛寒稍微一动，林青霄的手指就本能收紧。洛寒最后实在没办法抽出手腕，只能就着这个姿势调出手镯中的天道面板。口号喊得再响亮，千里之行还是得从第一步做起。洛寒知道，灵力只是他暂时用以自保的手段，他要修炼的从来都不是灵力和法术，他真正的力量是法则。 但是“法则”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其实极为玄妙，不可捉摸。对于现在的洛寒来说，时间、空间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他不知道其中原理，不知道时空变换的原则，只能根据现有的现象试图找出规律逆推。但是想想就知道，这根本不是正途。 他现在做的是，无异于小学生靠网上野鸡教程学习量子力学，啊不，他连野鸡教程都没有，他全靠自己猜测。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有没有人领路，领路的人是谁，几乎能决定修行的上限。洛寒实在猜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寄希望于父母给他准备的新手教程。 洛寒的天道面板其实只是父母为了让他习惯天道能力而准备的新手教程罢了。洛寒打开面板的时候，第一眼就发现时间已经变了，面板中的时间变成了中古时代。他试图调取天启纪元的东西，果然已完全消失。时间如河流，只能不回头的往前走，过去不可改变。 未来不可预见，即便是洛寒也没法看到未来的世界。也就是说，在他们消失后，天启纪元将发生什么事儿，他完全没法知道了。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当务之急还是先提高实力。等他实力变强了，无论天宫、魔族、男女主发生什么，他都不必担心。如果他实力不强，他连天启纪都回不去。 谈何解决问题呀？洛寒没有再管天启纪元的事情，而是调出搜索界面，虔诚地打下“如何修炼法则”。出来的结果寥寥。洛寒点开最像教程的一个，发现里面语言不详，教程也说不清楚法则是什么，只说等时间长了，慢慢就会了。瞧瞧，这说的叫人话吗？ 其实也不能怨洛寒的父母，也就是另一界的天道，因为天的年龄无从计算。对于天道来说，真的活到久了，慢慢就感悟到天地力量、世界本源。但是你让他说什么是法则，他也说不清楚。洛寒依次点了一圈，果然毫不意外的，天道面板中没有任何帮助。 看来自己还是得找个师傅，才能系统的、全面的学习神力。如果在天启纪，洛寒大概无计可施，因为世间最后一个古老神也消亡了，神域只剩洛寒一人，他就是想问，又能问谁呢？但是在中古时代，或许他可以试试。洛寒不期然想起今日上午，他在林子中看到女娲从天空飞过。 女娲都在人世，想必外界还有许多神活动着。洛寒心中冒出去找其他神的想法，但是他看了看眼前正安然沉睡的人，将这个念头暂且压下。林清霄还在养伤，一切都得等他恢复了再谈。洛寒又看了一会儿，困意渐渐席卷而来。他毕竟不是从小习惯打坐的先祖，也没有林清霄钢铁一样的意志力。 他的生活习惯其实更趋近于凡人。洛寒十九年来习惯了八小时睡眠，现在都快丑时中了，怎么可能不犯困呢？洛寒的头一点儿一点儿的，最后，砰的栽倒在床边，彻底睡着。他的头正好落在林清霄手边。林清霄从一派昏沉的黑暗中醒来，他手指动了动。 正好碰到某些毛茸茸的触感。林青霄撑着身子低头，发现洛寒靠在他手边，已经睡着了。这时候林青霄才注意到，他竟然一直握着洛寒的手腕。难怪靠在这里就睡了，原来怪他。林青霄小心翼翼的松开手，将手掌从他身边拿开。等恢复自由后，林青霄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腕。 身形疏忽落在地上，连地上的细尘都没有惊动。洛寒看起来睡得很沉，只是这个姿势不太舒服。即便是睡梦中，眉毛都微微拧着。林青霄轻轻抱起洛寒，将他放在床上，从旁边拉来薄毯盖在他身上。林青霄俯身拉毯子时，一低头就看到洛寒的睡颜，毫无防备的。 呈现在他面前，他闭着眼，肌肤雪白，脖颈纤长，躺在床榻上，无辜又无害，看起来毫不设防。林青霄心底无声叹了口气，他未免太心大了。他便是如此毫无防备的，在一个男子面前睡着了。其实有时候，林青霄也会奇怪，在洛寒心中，他究竟把他当什么呢？师长。 朋友，或者父兄。林青霄把毯子轻轻覆在洛寒身上，他似乎终于调整到舒服的姿势，眉毛很快舒展开来，沉沉陷入梦乡。林青霄唇边不觉浮出些许笑意，他将洛寒放好，自己则去外面修炼。其实院子里并没有其他人看着，他们就算迫于形势，不得不短暂的住在一起。 等离开这里后，根本不会有其他人知道。但是别人不知道，不代表他可以做。男女有别，不可唐突。林清霄在院子中打坐，月光洒在他身上，泛出朦胧的白色的光。他属性寒，寒性的环境更利于他的修炼。月夜、水泽、冰川都在此列。月光中带有月华精气。 这是天然日月精华，对修炼之人注意极大，对他的注意尤其大。中古时代的月亮离地面更近，月色中的精气也越发充裕，远高于天启纪。而且中古时代不愧是物种爆发的时代，灵气极为浓郁纯粹，在这里修炼一天，比得上他以前修炼五天。也就是说，同样的时间和精力。 他修为的增长速度将会变成从前的五倍，这样天时地利的机缘，林青晓怎么可能放过呢？他现在伤势未愈，尤其是内伤，每次运行灵气，体内都会隐隐作痛。但是相比于他提升的修为，这丁点疼痛实在不值一提。洛寒是被鸡鸣声叫醒的，今日外面有些冷，洛寒揪了揪被子。 隐约听到不远处有打鸣的声音，洛寒心想：什么时代了，怎么会有人养鸡？他翻了个身，手垂落时磕到床沿上，一下把他惊醒了。他想起来了，他并不在现代，也不在天宫，而是在混乱的中古大战期间。中古时代的生活方式还很古朴，家家户户都养鸡报晓。洛寒。 迷迷糊糊睁开眼，入目所及是一张低矮的、平实无华的床榻，木窗上糊着窗纱，外面光线昏暗，声音淅淅沥沥，下雨了。他躺在床上，而林青霄不见了。洛寒惊了一下，慌忙坐起来。他这里刚刚发出声音，门外就传来响动，林青霄推门而入，随着他的动作。 一阵湿润凉爽的风卷入屋子，带来雨天独属的清凉味道。林清霄看到洛寒还在床上，停在门口，没有再继续往里走。你醒了。洛寒坐起来，小幅度活动了一下筋骨。我怎么在这里啊？我不应该守着林清霄吗？为什么我们两人位置调转，变成我躺在床上，林清霄等着我了？林清霄说。 昨夜你睡着了，我怕你睡着不舒服，就把你放到床上了。洛寒叹了口气：“唉，我还是睡着了。彻夜修炼真的好难啊！”如果只是洛寒一人，洛寒一定要赖一会儿床。雨天赖床是一件充满了幸福感的事情，但是院里还有林清霄只能就此作罢。洛寒以前所未有的利索速度下床，林清霄已经避了出去。 他在屋内整理完仪容，打理好头发，才推门。门外雨声沥沥，水珠如断线的银珠般从房檐上坠落。雨天给一切都蒙上一层迷雾，远处的青山模糊在雨幕后，仿佛一幅水墨画。各位小耳朵，本集已播讲完毕，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下期更精彩。